本节目由寻迹讲堂荣誉出品。上一讲咱们说苏联人对哈尔科夫发动进攻，结果呢偷鸡不成丢把米啊，进攻的部队呢反而被德军包围消灭，损失惨重。下一步希特勒就要向高加索进军了，但是呢，负责进攻高加索的 A 集团军群啊，有个小问题，什么问题呢？就是他们进军的路线的南侧就是黑海。 得时刻防备着苏联人从海上登陆，在背后捅上一刀。所以 A 集团军群呢，就打算先占领黑海上的克里米亚半岛，解除侧翼的这个威胁。克里米亚半岛是丘陵地形，德国人最擅长的装甲部队在这儿呢，几乎派不上任何用场。其实早在四一年，德军苏军就围绕着克里米亚半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。 几次攻防战下来，双方都损失不小。此次德军负责进攻克里米亚半岛的是隶属于 A 集团军群的第十一集团军，包含两个德国军和一个罗马尼亚山地军，指挥官是大名鼎鼎的陆军上将冯曼施坦因，就是之前制定了闪击西欧的曼施坦因计划的那位。那个时候，曼施坦因只是集团军参谋长，后来在法国战役和入侵苏联的时候呢，也只是个军长。 此次在克里米亚，曼施坦因是第一次自己独当一面，所以呢，他提起了百分之一百二的精神，一定要把这块硬骨头啃下来。苏联人在克里米亚半岛上啊驻扎了四十多万人，不过呢，大部分是老弱病残，精锐的部队呢几乎都在西南角的塞瓦斯托波尔，其中包括非常少见的苏联海军陆战队。这些部队穿黑色军服作战啊，被德国兵呢称为“黑色的死神”。 另外呢，还有为数不少的苏联内务部队啊，也就秘密警察，既能起到督战的作用，关键时刻呢，也可以发挥战斗力。更厉害的是，苏联在塞瓦斯托波尔修建了十二座巨型要塞群，每座要塞呢都起了名字啊，什么斯大林啊、列宁啊啊，这些个要塞当中啊，布置有这个巨型火炮，比如其中最强的是高尔基一号炮台，安装了双联装三百零五毫米口径巨炮。 射程能够达到四十多公里啊！这些巨炮啊，本来都是为战列舰设计的，安装在二三百毫米厚的装甲炮塔里面，下面呢是四米厚的混凝土工事，互相之间呢通过地下通道和铁路相连接，互为犄角之势啊！再加上密集的堑壕和机枪点儿，虽然没有多少坦克，但绝对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。 一九四二年的五月八号，曼施坦因先向克里米亚半岛东部的克赤半岛发动了进攻，准备呢想把这里的老弱病残消灭。德军用北面佯攻、南面主攻的方式骗过了苏军，很快就突破了防线，把苏联人赶到了海岸上。苏联赶紧组织从海上撤退，几天时间撤走了十四万人啊，简直就是一个这个缩小版的敦刻尔克。 到了五月十八号，没撤走的苏军投降，十七万人成为俘虏。这样一来，曼施坦因就可以回过头来专心对付塞瓦斯托波尔。曼施坦因深知苏联要塞的厉害，所以呢，要求必须得给自己强力的支援。于是调来了里希特霍芬上将率领的第八航空军和大量的炮兵。这还不够，为了对付坚固的攻势啊，曼施坦因同学还搞来了德国的几样秘密武器。 首先是六百毫米口径的卡尔旧炮，旧炮啊可以理解为大号迫击炮啊。不过这个卡尔啊这口径太大了，六百毫米啊比脸盆还大，一颗炮弹两吨重。不过呢，这跟另一个秘密武器相比啊，卡尔就算小弟了，是吧？这就是著名的古斯塔夫大炮啊。 古斯塔夫大炮一共造了两门，第一门叫古斯塔夫，后来呢被德国人自己炸毁了。第二门呢叫多拉啊，没怎么参战呢就被美军俘虏了。结果呢比这个古斯塔夫更有名，有一张照片啊，就是一个美国兵蹲在炮口里啊，他照了这么张相。哎，你没听错，人能蹲在炮口里边？为什么呢？这个古斯塔夫大炮口径八百毫米，将近一米。 全炮重达一千三百多吨，一颗高爆弹四点八吨重，穿甲弹七点一吨重，这么大的炮只能用铁路运输。需要打哪儿的时候，先用两千多人的工兵修铁路过去，开到地方之后，再由一个营的部队啊，也就是二百五十人，花三天时间组装起来才能开炮，是吧？这个。 古斯塔夫大炮指挥官是一名少将，一个少将指挥一门炮，你想这得是什么编制啊？卡尔和多拉呀，这些巨炮本来都是为了进攻法国马奇诺防线造的，没想到呢，法国投降的太快，只好到这儿来一显身手。 一九四二年的六月七号，那曼施坦因对塞瓦斯托波尔要塞发动了进攻。这个进攻以二战爆发以来德军最大规模的一次炮击开始。二百零三个炮兵连同时向位于北方的要塞群射击，恐怖的多拉大炮也开火了。那多拉大炮的射程啊，只有三十七公里，看似很远。 可是呢，实际上比高尔基一号炮台的四十四公里呢还是近一点啊。不过这个没有办法啊，这个显示不能不冒啊。多拉大炮在，你说多拉大炮打那么远是吧？他怎么瞄准？侦察机指引，先用七发炮弹摧毁了莫洛托夫堡垒啊。之后呢，把目标呢对准了隐藏在一个悬崖下面的弹药库。多拉大炮用上了七点一吨重的穿甲弹。 对着弹药库发射了九发炮弹，最后一发炮弹终于穿透了十米厚的混凝土，引爆了里边的弹药。巨大的爆炸把整个克里米亚半岛大地都晃了三晃。按现在来说呢，至少是五级地震的水平。弹药库里炸，周围的一大群炮台就断了粮。 德军趁机用卡尔旧炮炮轰要塞，两吨重的炮弹把要塞四周四米厚的混凝土打成了碎片。这个时候，一部分要塞的内部设施就暴露出来了。紧跟着，第八航空军倾巢出动，每天一千架次的俯冲轰炸机反复轰炸要塞周围，所有道路都被切断。苏联的守军就只能退缩到要塞的内部。经过十天的狂轰滥炸，到了六月十七号。 德军开始总攻，一千三百门各种火炮把要塞外外围的阵地啊炸成了一片灰烬。但是高尔基一号炮台和其他没被摧毁的炮台依然在坚持还击，这就逼得这个德国人呐得用上狠招了。那几门三百五十五毫米的旧炮发射一千公斤重的穿甲弹，攻击高尔基炮台相对薄弱的顶部啊，把炮台的顶盖整个炸飞。 然后呢，用装燃烧弹的火箭炮对着敞开的顶部射击，连炸带烧，这才完全摧毁了高尔基一号炮台，里面的苏军无一生还。但是别忘了，炮台下面还有坚固的工事，之前退缩在里边的一千多名苏军拒绝投降。 德军用炸药把工事入口炸开啊，但是工事里边呢就没法用火炮射击了，只能靠这个步兵冲进去啊，一点一点的清剿。这仗打的有点像一战时候惨烈的堑壕战啊，到处都是用刺刀和工兵铲进行的白刃战，下水道里边的水呀都被血染红了。最终德军以惨重的代价取胜，一千多苏军只有三十几个活下来被俘。 其他呢，全部牺牲在了地下工事里。高尔基一号要塞陷落之后，德军继续推进，来到了塞瓦斯托波尔市区。曼施坦因故技重施，又调集火炮和空军，用炮弹和燃烧弹地毯式的轰炸，整个城市被浓烟烈火笼罩，地面上的建筑啊，几乎全部被抹掉。当时的人形容这个场景，只能在圣经里描写的世界末日才能看到。但是这么猛烈的轰炸。 城里的苏联人呢，却几乎毫发无损。为啥呢？原来啊，这个塞瓦斯托波尔在地下有一个巨大的空间，几乎跟地上的建筑一样大。苏联人早就全部转移到了地下，在这期间呢，继续生产弹药，准备战斗，甚至呢还能搞娱乐活动。到了七月二号，德军从市区南面开始进攻。这里边呢有这个高尔基二号炮台，但是这个炮台设计的比较有问题。 因为它有一个非常大的射击死角，于是德国人派了一个师的部队，沿着这个死角绕到了炮台后面，把它占领了。整个过程当中，高尔基二号炮台一炮没放，没有发挥任何作用。两天之后，德军完全包围了塞瓦斯托波尔市区，外面的苏军被压缩在非常狭窄的三个滩头。此时的形势对苏军来说非常绝望。 斯大林命令黑海舰队把半岛上的指挥官和党政官员撤出。结果呢，撤退行动又损失了一艘轻巡洋舰、四艘驱逐舰、四艘运输舰和两艘潜艇。随着苏联守军的指挥官菲利普·彼得罗夫最后一个坐上潜艇撤离，剩下的九万多名苏军在七月四号全部投降。至此，克里米亚战役以德军获得全胜而告终。 最后的这个塞瓦斯托波尔战役当中呢，苏军伤亡超过二十万，被俘九万，仅仅撤出了两万五千名士兵。德军加上罗马尼亚军队一共伤亡了三万多人。值得一提的是啊，罗马尼亚军队是德国众多不靠谱的盟友里战斗力比较强的啊，在这次战役当中啊表现得非常出色。 希特勒听到德军获胜的消息非常高兴，亲自给曼施坦因打电话啊，称他为塞瓦斯托波尔的征服者，并且马上提升他为陆军元帅。曼施坦因的军事天才在这一场战斗当中显现的是淋漓尽致，在几乎没有装甲部队的情况之下，巧妙的使用炮兵和空军，通过几次出其不意的进攻，攻克了被认为是不破的要塞。 从此呢，他就被很多人奉为德军最有才华的将领，走上了自己的人生巅峰。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，快去微信关注“寻迹讲堂”。